В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 и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 Автор книги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пешнев. Вводный фон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Упраж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один. И у а у и а... А... У... И... У... А... И... А... И... У... И... А... У...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два. い、み、お、も、あ、ま、お、も、い、み、あ、ま、あ、 ま、い、み、お、も、い、み、あ、ま、お、も、お、も、あ、 ма и ми а ма у му и ми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три. Фа, а, фу, у, ま、あ、み、い、も、お、ファ、ふ、ま、ファ、も、ふ、あ、ファ、う、 Фу!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четыре. Ни, ну, на, на, ни, ну, ну, на, ни, на, ни, ну. Ну, ни, на, ни, ну, на,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ни.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пять. Итоговое. Ми, му, ма, ни, ну, на, фу, фа.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шесть. И, ми, B U M U A M A B B U B A B B ぽぽぱぴぱぷぴとぴぱぴぱぷ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семь. И... ни Ти... У... Ну... Ту... А... На... Та... Ти... Ту... Та... に、り、の、と、な、た、にて、にて、にて、ににに、ててて、 Ти-ти-ти. Ти-ти-ти.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восемь. А. К. У. Ку. К. Ку. Итоговое. А. ば、た、か、ぶ、ど、ご、び、り、б, па, м も、ぴ、み、た、な、と、の、ti, ni, fa, ka, fu, ku,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девять. В. Пи. Пу. Па. Пу. Пи. Па. Па. Пи. Пу. Пи. Па. ผู้ผูพาพีพาผู้พีทาทีทูทาทูที 突踢他，突他踢踢他，突踢突他。 K。K。U。K。U。G。E。N。D。T。D 梯，滴滴，梯梯，滴滴滴，梯梯梯。的，八，啪，不，扑，逼。 P、哒他、嘟突、滴踢嘎、喀、哭、哭、妈、母。 咪、娜努米发夫也八、帕妈发不扑木。 фу, пи, пхи, ми.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десять. На, ла, ну, лу, ни, ли, ла, лу, 里，噜，里，拉，里，拉，噜，拉，里，噜，噜，拉，里，里，噜。 拉达他那拉杜图努鲁滴提尼里。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одиннадцать. А ха у ху ха ху ку ку ху ка ка ха ку ка, ку, ка, ху, ха.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двенадцать. А. И. И. И. И. 一、吁、一、吁、一、吁、乌、呃、啊、乌、啊、呃、呃、乌、啊。 e a u a u e a e u b d t n l g К. Х. Ударение. Папа. Биби. Бубу. Папа. Пипи. Пупу. Мама. Мими. му Фа-фа. 呼呼，哒哒，滴滴，嘟嘟，嘚嘚，踏踏，踢踢，突突，特特，娜娜，妮妮。 努努，拉拉，丽丽，噜噜，乐乐，姑姑，哥哥，哭哭，科科，哈哈。 Ху-ху. Ха-ха.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4. А. Са. Су. С. Су. Са. С. 舍沙苏舍苏沙沙沙苏苏舍舍 b。沙 书，奢、书，杀，奢、奢、杀，书，杀，舍，书，书。 奢杀奢书杀杀杀书书奢奢 в 三。 ша су шу с ш су, шусу шс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пятнадцать. 乌如啊啦呃热书如沙啦舍。 Р. Са. Ра. Су. Ру. С. Р.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шестнадцать, А. Та. Са. 擦、突，输，出，特，奢，车，擦、出，车，出。 车叉车叉出叉车出出叉车车。 出差呗，叉叉出出车车，擦擦突出车车，擦擦。 粗疏，车车，沙擦，输出，刹车，八叉，不出，啪叉。 粗出，妈擦，粗粗，擦哒，出都，车的，擦他，出突。 Тха-тха.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7. А. Та. Ша. Ча. Ту. Шу. Чу. Т. Ш. 车叉出车出叉车出车叉叉。 车出车叉出车出叉 b 叉叉出出。 车车，擦擦，粗粗，车车，沙叉，输出，奢车，擦沙，粗疏。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8. А. С. Ц. С. С. Ц. Ц. 吃，车，吃，车，吃，吃，车，吃。 车，吃，车，吃呗，丝丝，吃吃，丝丝，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19. А. ца цу ц ц цу ца ц ц ц 支扎猪，滋、遮猪，扎支遮遮支。 吃吃滋滋吃吃滋滋湿湿滋喂 大渣嘟猪的车渣粗猪车。 z c z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20. А. Ча. Чу. Че. Чи. Чу. Чи. Ча. 遮遮扎蜘蛛蜘遮蛛扎 b 都如 猪的热，的哒啊，扎叉扎出猪车。 这吃之撒沙苏书瑟奢思湿擦 差粗出车车吃吃扎扎猪猪。 这这 z z g，ударение。爸爸，bb，布布，啪啪，pp。 噗噗，啪吧 p v 噗噗，啪啪，Bp，噗噗，啪 B，B 八，八不。 뽑아 삐보 뽀비 파피 피파 파푸 푸파 피푸 푸피 빠푸 扑吧，不批，批不，八批，批吧，哒哒，滴滴，嘟嘟，得得，他他。 踢踢突突特特他哒，踢滴突嘟，特的大他滴踢 嘟突，的特，大地，滴答，嘟的，的嘟，他踢，踢他，突特，特突。 哒突突哒，滴特特滴，妈咪，出发，尼努拉了，妈咪，了。 嘎嘎，咕咕，咯咯，咔咔，哭哭，咳咳，嘎咔，咕咕，咯咯。 哈嘎，咕咕，咯咯，嘎咕，咕嘎，嘎咯，咯咯，咕咯，咯咕。 咔哭，哭咔，咔磕，磕咔，哭咳，咳哭，嘎哭，哭嘎，咕咳。 哥哭，哥哭，哭哥；妈呼，呼妈，夫呵，呵夫；哈乐，乐哈。 沙沙，苏苏，瑟瑟，丝丝，沙沙，簌簌，瑟瑟，丝丝，沙沙，簌簌。 瑟瑟，湿湿。沙沙，苏苏。瑟瑟，丝丝，擦擦。粗粗，车车。 呲呲，叉叉，出出，车车，吃吃，叉叉，出出，车车，吃吃。 叉叉，粗粗，车车，吃吃，喳喳，猪猪，啧啧，滋滋，喳喳。 猪猪，遮遮，吱吱，喳喳，猪猪，遮遮，吱吱，喳喳，猪猪。 则者自之，杀书，书杀，擦出出差，则之之则自者。 这只擦猪猪擦叉猪猪叉。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двадцать пять Итоговое. Па, пи, пу. 匹普马米母法斧打底堵塔体土。 哪？你努喇里鲁勒？嘎古葛卡苦可。 虎，哈，和，傻，死，傻，鼠，舍，使，辱，惹。 此扯楚茶茶楚扯尺子则祖。 за,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26. Пан, пан, тан, танг. 赶港，赶捧坦躺，砍扛满莽难。 囊、喊，行反访，懒朗攒，脏展长惨。 场产场散丧闪赏染嚷本本。 等，梗梗盆捧疼，肯坑门猛能。 粉，粉，粉，粉，冷，怎，怎，枕，整，层，层，沉 成，成，成，成，省，省，省，省，忍，忍。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27. А. И. Ти. Ю. Тю. И. Чи. Ю. Чу. 以喜与许己，喜举取许。 几举起取许呗，底几几。 底举底起起体起起体取。 起起起，ударение。爸爸，爸爸，妈妈，发发。 弟弟，弟弟，妮妮，莉莉，哥哥，可可，可可，猪猪。 出楚，叔叔，入辱，居举，屈曲，虚许，之子，痴此。 吃屎。巴底，帕提，玛尼，发里，租主，粗鼠，苏鼠。 蝈蝈，蝈蝈，蝈蝈，呱呱，夸夸，哗哗，抓抓，抓抓，撅撅。 缺缺，削削，憋撇，跌铁，接且，吃止，失死，知此。 班长，挖土，刷雪，书本，钢笔，开始，拍手，ударение。 跳表，跳鸟，叫小，扁片，舔垫，剪嵌，六扭。 就朽，并品聘敏谨信，秉定警性，表念。 蒋秀掩命有尽，欠饼，票影定眼笑领。 八练听信应电星票念书报都命吃至经。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30. Куайкун. Куансун. Ванхуэй. Чуансуэй. Лун Куанг. Рэй Чун. Ван Гун. 嗯，脆款端退，公患钻洞，吃饭醉松怪坤。 撞东，撞村，乱退，顺遂，锐创，通光。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тридцать один. Чё? 劝，劝，俊，劝，训，囧、穷，凶，居眷，屈倦。

骨、骼、爬皮扑塌梯土特卡苦可马迷、母。 на, ни, ну, н, ха, ху, х, фа, фу, ла, ли, лу, л. Упражнение двадцать 八、比、不爬皮补、马、米、母、发、福、打、地、读得塔、提、土、特。 拿你努呢拉、里鲁勒、嘎、古格、卡库可哈库和杂、猪。 则子茶出车词杀鼠蛇死炸猪折纸茶。 出车吃沙书蛇诗啊如呃日。Упражнение 21. 北 黑美得你累给黑八北爬黑马美发肥。 打、得、拿、你、拿、里、嘎、给、哈、黑、北、比、陪、皮、没。 ми, ты, ти, ней, ни, лей, ли. Осталь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рочита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32, Б. Папа! 爬爬，妈妈，发发，弟弟，弟弟，妮妮，离离，哥哥，可可，呵呵。 猪竹出厨，叔叔，如如，百宝排跑买卯抬讨，奶脑来老。 砍钢、砍康、喊行、铲长、铲伤、染瓤、喂，伯伯、婆婆。 磨磨，佛佛，躲躲，坨坨，挪挪，罗罗、吊条，教桥，笑聊。 共农快还，断团票摇慢降，比比扑扑磨磨乏乏。 得得，抬抬，挠挠，懒懒。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草草，小猫，好吃，首都，老师。 礼堂，起床，打球，几年，旅行，早饭，好看，暑假，土豆。 扫地，努力，小队，小刀子，铅笔盒儿，三点钟，打秋千，女同学。 小旗子. 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34. Суше. Чуншу. Хуасян. Чаоши. Да дуй. Суаншу. Шанке. 世界运动快乐万岁！现在晒太阳。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тридцать пять. 一天一张。 一分，一身，一生，一年，一条，一桶，一头，一连，一碗，一把。 一种，一手，一里，一次，一样，一阵，一跳，一副，不吃，不知。 不分，不香，不粗，不来，不服，不红，不甜，不回，不好，不久。 不想，不打，不讲，不去，不干，不要，不是，不像。七天，八张。 七年，八条，七首，八本，七月，八月。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36. 打水，洗脸。 景点，粉笔，水果，手表，有礼，采访，检讨，奖赏，辅导。 你好，水手，祖母，毛笔。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тридцать семь, А. лайя, Куая, Цая, Хуая. 水呀，贵呀，肥呀，美丽呀，不容易呀，有取呀，不去呀，拔呀，炉呀，妈呀，说呀。 渴呀！喂！苦啊！哭啊！叫啊！呃，别吵啊！高啊！久啊！走啊！好啊！喂！ 小看呢？怎么办呢？可怜呢？当心呢？有人呢？给！别忙啊！上当啊！ 新娘啊，高兴啊，不行啊，难听啊。Упражнение номер тридцать восемь. гар. Чупар. Кодар. 窗台儿，小孩儿，一块儿，一辈儿，腿儿，棍儿，一会儿，汽水儿，木板儿。 盘儿、菜单儿、笔杆儿、一点儿、小船儿、花园儿、门儿、书本儿、今儿。 心儿，杰克有一个小孩儿，真会玩儿。左手拿一对儿小瓶儿，没有盖儿。 右手去扑小猫，又没劲儿。小猫没扑住，小瓶儿落了地儿，急得小孩儿哭哭啼啼。 吊玩意儿。